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说，随着阿拉曼战役的结束啊，隆美尔呢率领的这个德意联军呢，在人困马乏的情况下，开始千里大溃退。啊。这个德意联军这个时候一点都得意不起来了。啊。一般来说呢，用千里形容一件事儿啊，通常是比较夸张的这个。 说法啊，比如二万五千里啊，这比较夸张啊。但是呢，对于隆美尔来说，一点都不夸张。隆美尔撤退的这个距离啊，你从这个地图上量，直线就超过了一千公里。隆美尔凭借他的果敢，甚至抗命，硬生生的把手下这些部队啊，从英国人嘴里拉扯出来啊。所以说呢，隆帅是名副其实的飞将军啊。 进攻的时候诡计多端，风驰电掣，啊，沙漠之狐；撤退的时候呢，也是健步如飞。不过，在他身后是吧？蒙哥马利这头大狼狗一路狂追，啊，每次就差那么一丢丢、一抠抠，是吧？两次他的先头部队都跑到德军前头去了。眼看后面包围圈要合拢的时候，隆美尔夜里发动突袭，又在英军眼皮子底下跑了啊！不过隆。 这一跑啊，最生气的不是蒙哥马利。 谁呢？希特勒啊！之前是，现在不是了啊！一开始元首知道隆美尔要撤退的时候，的确很恼火啊！你小子之前进攻都嫌慢啊，现在变缩头乌龟啊，跟那个之前被我解职了那姓古的一个德行啊，也是打得快，跑得快啊，都不靠谱啊！不过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十一月，他也顾不上北非这几角旮旯了，因为在东面斯大林格勒战场上，保卢斯大将啊，后来也晋升为元帅，指挥了德国第六集团军三十万人。 已经被牢牢围困在伏尔加河畔的冰天雪地，只因为盲从了希特勒的坚守命令，没有及时撤出来啊！这个咱们后边会讲啊。此时此刻，隆美尔心里是五味杂陈呐，啊，同时又暗自庆幸，感叹。 啊，这个这个保罗斯大哥几个月前还跟我在一块儿，现在就要成为苏军阶下囚了啊！幸幸幸好我跑得快，要不然手下这帮跟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就这么白白牺牲掉了，那我可就成千古罪人了，是吧？那你说之前是希特勒最生气，现在不是了，那现在是谁呢？在罗马的墨索里尼不干了。 啊，怎么着啊？这才几天呀！你姓龙的之前跟我说拿下尼罗河、解放大埃及的伟大蓝图是吧？现在竟然连利比亚都要丢了。想想四一年初的时候，我们伟大的意大利军队哪怕打的再惨，我们还能守住个地皮玻璃呢。你现在可倒好，直接要跑突尼斯去了是吧？那是维西法国人的地盘我这边在非洲寸土没有，我蹦子没有了啊。 不过现在生气没用了，因为就连西面法国人的地盘都没了。四二年十一月八号，靠近阿尔及利亚的海面上出现了由一百一十艘大型运输舰、两百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，运载着十万英美联军成功登陆啊。 北非维西法国的司令是个老熟人啊，就是前面奥兰海战的时候，咱们提到过大名鼎鼎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是法国海军部长，现在是维希政府仅次于贝当的二号人物。在盟军的强大压力下，达尔朗命令部队放弃抵抗，加入盟军啊。对于这个达尔朗的背叛。 希特勒恼羞成怒，命令德军占领维希法国全境，啊，就连这个法国傀儡政府也没了，都姓德，啊，所以很多法国人呢也非常恨达尔朗，啊，认为呢他出卖了自己的国家。 达尔郎也很清楚，自己的得罪人太多了，是吧？据说呢，在一次跟一个美国外交官吃饭的时候啊，他就说啊，他说：“我觉得现在呢，这个至少有四股力量想干掉我啊。”果然，这个达尔郎是一语成谶呐！一个月之后的圣诞节，就被一名这个法国极端分子刺杀了。那现在对于隆美尔来讲，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啊。 现在这个就是别说打仗啊，逃跑用的油料都不够啊！罗马来的电报恨不得一天十几次啊，敦促隆美尔务必守住当前普雷加防线。但是隆美尔根本已经就没空搭理这蠢货的命令啊，能跑就已经烧高香念真佛了，还让我守防线？你脑子进屎了吧？啊，就这么着，走走停停，到了十二月底，一路被英国人围追堵截啊，然后再加上墨索里尼和元首那。 百般阻挠的困境之下，隆美尔终于把部队啊撤到了地里玻璃这个他梦开始的地方。尽管呢，他之前有过一次撤回原点的经历，但这一次，隆美尔自己心里知道啊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，再想翻身是没可能了。那对意大利人来说，隆美尔这次撤退，我们极力反对。 虽然你并不拿我们的反对当回事儿，但是我们也没办法，啊，因为那些地方是你来了以后打下来的，但是地理、玻璃不一样，这是你来之前我们就保留的最后一块根据地，那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，是吧？你这不是崽儿卖爷田不心疼吗？啊！ 那审问了几个美军战俘之后啊，墨索里尼知道啊，美军就要准备对利比亚发起攻势啊，然后呢，抢先进攻突尼斯，再加上蒙哥马利从东面大兵压境到了地利玻璃城外啊，所以权衡利弊之后，罗马终于决定放弃恋恋不舍的地利玻璃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利比亚最大的城市、最大的港口、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中心。 马上就要送给英国人了。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号，隆美尔和英军短暂交火之后开始撤退，德军由装甲部队断后阻击，英军受了不小的损失，停止了进攻。剩下的两周时间，隆美尔把大量兵员物资撤到了一百八十五公里以西的突尼斯边境，建立了坚固的防线。一月二十三号，英军开进了第利波里， 这也就意味着意大利在北非已没有立锥之地了。墨索里尼拿着电报，摸着光头，回味三年前自己想称霸非洲的雄心壮志，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太讽刺了。四三年一月二十五号，隆美尔跟着他的装甲部队进军突尼斯南部。那相比北非其他国家以沙漠为主的地形。 突尼斯这个地方十分舒服，森林、河流、草原都非常丰富，商业贸易发达。这地儿古时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，就是迦太基啊。当时地中海沿岸唯一有实力跟罗马对抗的国家，这个出过一位不世出的名将，那叫汉尼拔，是吧？ 隆美尔坐在车上，望着窗外，遥想当年布匿战争的古战场，跟自己一样命运多舛的汉尼拔，心里颇为感慨。啊，咱们讲这个隆美尔之前千里奔袭啊，啊，德尔纳战役全歼英军部队啊，战斗结束之后。 龙美尔就曾把自己比作是当代的汉尼拔啊，应该说这个比喻啊还比较准确啊，甚至感觉呢是不同时空里边的这个同一个人啊。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尼战争打败罗马军队是吧，达到人生巅峰，然后呢职业生涯的晚期也被罗马军队呢打得颠沛流离是吧，这个缺兵少粮，最后服毒自尽啊。 如今，隆美尔在这片土地上啊，也是他在非洲的最后一战了。这个时候，在突尼斯，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虽然站稳了脚跟但是呢非常憋屈。路上呢被英美联军东西两线夹击，海上被强大的盟军舰队严密封锁啊，可以讲啊。 这个时候是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啊！而且呢，德意军队内部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裂痕啊。墨索里尼正在密谋一个大计划，那他能计划出个啥来呢？就是把隆美尔这个眼中钉、肉中刺拔掉，啊让意大利将领统帅北非联军。 一月二十六号中午啊，隆美尔刚刚风尘仆仆从前线视察完，回到指挥部啊，这个来自罗马的一封急电就到了。电报中说，鉴于当前隆美尔元帅的健康状况，在防线巩固之后啊，这个免除其总司令一职啊，这个责令。 回国休养，原非洲装甲集团军更名为意大利第一集团军，总司令啊由乔沃尼梅塞将军担任，请隆美尔到时跟他交接。隆美尔听了这个之后，更多的是不解啊，你墨索里尼凭哪条把我们德国军人改编为意大利军人呢？ 这是我们德国军人的奇耻大辱啊，是吧？我们宁可被俘当英军去，我们不能当意大利军人呢。那你这么坐着做梦呢嘛？再说你换人就换人吧，你换个德国人也行啊。你意大利将领都是什么菜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那所以二月二号，新任的意大利军队这个统帅梅塞将军是吧，从苏联风尘仆仆的飞了过来啊，并且呢跟隆美尔共进了午餐。 隆美尔一顿饭就看出来啊，他跟他那些个大腹便便的酒囊饭袋的同僚不一样啊。的确，这个梅塞将军在意大利将军当中啊，确实是个异类啊。他是意大利这个将军当中熊猫一样稀有的，能打仗还能打胜仗的军官。 而且呢，精通坦克作战啊，尤其呢，在跟苏联作战的时候表现出色，得到了德军颁发的铁十字勋章啊。对于这个梅赛来说呢，眼前这位早已声名在外的隆美尔元帅是他一直以来崇拜的偶像啊，他是龙粉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在跟隆美尔的交谈当中呢，不吝赞美之词啊，我对您的敬佩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啊，就这种话，一顿饭不停的说啊，并且呢，希望隆美尔在身体。 允许的情况下，不要着急离职啊！北非需要您，您把我扶上马，再送一程。龙妹儿现在呢，是真不想走啊，但是呢，他身体确实不好。 长时间的身心压力呀，让他透不过气儿来，是吧？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胃溃疡，又判断出有抑郁症，是吧？隆美尔有症，抑郁症，上街砍人都不犯罪了，是吧？不过他知道现在啊不是走的时候，因为这几天的视察，让他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啊。 他的目标瞄准了装备先进、军容齐整，但极其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国第二军，这是一帮菜鸟。之前咱们提起过啊，英美军火炬行动登陆的这个盟军，从西面的阿尔及利亚和东边的利比亚合兵到突尼斯，英军正对着德军主阵地马特雷防线，美军呢在右翼驻防，威胁德军侧翼运输线。 经过这个亲自勘察之后，隆美尔分析到美军一个致命弱点：他们的防御战线太长，是吧？兵力分散，而且都是在山地，美军的机械化优势会大打折扣。而且美军刚刚参战，啊，这帮少爷兵天真的认为，德意军队都这德行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防线后边。要说反击。 简直是笑话，所以呢，根本就没有建立像样的防线，这就给了德军非常好的打击机会。接下来就看看隆美尔是怎么反咬一口的啊！一九四三年二月九号，隆美尔同上司凯瑟琳元帅、副手装甲兵团司令阿尼姆大将以及义军统帅梅塞将军聚在一起啊，商讨作战计划啊。这。 这个时候，他跟阿尼姆大将产生了分歧。阿尼姆坚持进攻北面的佛德山口啊，这里德军部队呢悉数到位，风险比较低。隆美尔的南进计划虽然可能对盟军要害一击命中，但是兵力必须分散，西部险棋啊。经过这个凯瑟琳元帅评估之后，决定呢支持阿尼姆的稳健方案啊。我们这个存定期啊，不买基金啊，因为基金不保本啊。这个定期呢保本，对吧？你龙牌基 金呢？之前收益是很高，但是跌的也快啊！你得赶上中国 A 股了，啊！而且明显看得出来呢，这个时候的阿尼姆虽然在级别上低于隆美尔，一个司令，一个副司令啊，这个一个元帅，一个大将。但是咱们前面说过啊，隆美尔已经被解职了，只不过呢没办离职手续，现在在军中呢不是说一不二了。 是吧？加上阿尼姆统辖德军全部装甲兵力，因此凯瑟琳元帅没有必要影响这个既定的组织关系。两天之后，二月十一号，阿尼姆出其不意，啊，占领盟军防守松懈的佛德山口，拿下了反击的前进基地。二月十四号，德意联军二百辆坦克对盟军发起进攻。阿尼姆为了图个吉利，给这个计划呢起了个很舒爽的代号，叫“春风行动”。 凌晨六点，德军在十多辆最新式的虎式坦克的带领下，兵分两路，铁钳一样直插美军第一装甲师。啊，美军立刻被打的是晕头转向，连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部都后撤了好几十公里。到了下午，美军全撒丫子跑了，扔下上百辆战车呀！啊。 看到这个阿尼姆进展顺利，啊，隆美尔的心呐放下来了。那看来这西里西亚小地主还可以。那这个外号呢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隆美尔给他起的。俩人当时在一个团里，啊，当这个连长，啊，隆美尔呢一直有点看不上这老气横秋的小贵族，啊，认为他跟这帮普鲁士老兵油子是一路货色，啊，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儿“西里西亚小地主”。啊，到了二月十六号。 盟军竟然提前撤出了隆美尔盯上的加夫萨啊！这下呢，他都省着动手了啊！所以这个隆美尔就想出一个惊天大计划：如果这个时候我手上有两个装甲师，偷偷穿过隘口，直插盟军身后，建一个巨大的包围网啊，就能把整个英美联军装进去。 啊，那么这就是战略翻盘了啊！于是他就跟阿尼姆要兵，赶紧趁热打铁，胜败在此一举啊！阿尼姆断然拒绝了，这在他看来作死一样的计划啊！隆美尔气的呀，把桌子都周了，大骂阿尼姆啊！我们整个战争的唯一机会，就毁在你这个胆小鬼那儿了。 眼看争执不下，隆美尔又申诉到了凯瑟琳元帅那儿，并且用百分百保证劝说凯瑟琳一定能翻本儿。你相信我这一次啊，这一次绝对翻本儿。我赌德国赢，是吧？你信不信？是吧？经过慎重考虑之后，凯瑟琳支持了这个隆美尔，并且呢建议罗马发电报给两位主帅调整一下先后顺序。但是有句老话啊，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。这个坏人就是墨索里尼啊。 太讨厌隆美尔了，所以呢就没有按照凯瑟琳的意思去做，而是用隐晦的语气劝说隆美尔，听阿尼姆进军方向，就是在为你隆美尔计划做铺垫。你看是吧？之前让阿尼姆先打，不就是搂草打兔子，把你想要的地儿都占了吗？啊，你多省事儿是吧？隆美尔看到这份电报。 已经失望到懒得去辩驳了啊！你们这些人呢，都他妈鼠目寸光。既然事已如此啊，隆美尔只能从命啊，也想看看阿尼姆大将这次能不能像上次似的收获满满。恰恰相反，是吧？这次真心撞到盟军枪口上了。隆美尔要进攻的特贝萨。 只有美军被打残了的第一装甲师看着，而阿尼姆瞄准了勒凯夫，有英军整整一个集团军啊！二月十九号，德军开始进攻勒凯夫方向的前沿阵地。为了在这个前线方便观察、更好的指挥调度，隆美尔亲自上阵，兼任第二十一装甲师指挥官。 这次的山口可就不好夺了啊！你想，元帅师长啊，哪个国家有这么高级别的师长啊？防守美军打得十分顽强，而且有重炮支援，德军一天没有拿下来。到了二十一号，德国第十装甲师赶来增援，隆美尔才勉强通过山口向西前进，进攻通往勒凯夫的门户塔莱镇。这个时候。 蒙哥马利站了出来，为了军人荣誉，下达了一步不许后退的死命令。这么一来，隆美尔真没办法了。打到二十二号，德军损失惨重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盟军大批援军就位，突破不可能了。啊，隆美尔疯了一样命令部队进攻，幸好被及时赶来的凯瑟琳元帅给阻止了。这么一来，德军在突尼斯的第一次反击以失败告终。 虽然结果失败，但是给盟军，尤其是给美军的震撼极大。艾森豪威尔紧急罢免了十几位高级军官啊，并且对全军训话啊，说这次遭遇德军打击是吧，深刻反映了我军糟糕的战斗力，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和羞耻啊。 第二军军长被罢官之后，换上了一个跟隆美尔一样混不吝的主啊，名字呢叫乔治·巴顿。不过俩人并没有在北非正面交过手，因为三月份之后，隆美尔就回德国疗养去了。德军的春风没有吹倒英美联军，吹得自个儿呢一鼻子灰。阿里姆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啊。战役结束之后，那隆美尔怒不可遏，而且呢心力交瘁。 罗马方面也感觉到了，这个没有隆美尔啊，谁也玩不转这烂摊子啊，他是不可替代的啊。于是收回了之前的免职令，重新让隆美尔统辖整个非洲军团。龙的帅这个时候已经毫不 care 了，那你就让我当非洲酋长啊，你当我当非洲国王，当非洲州长啊，我也救不回来了。 现在是一九四三年的二月，两年前的这个时候，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将领隆美尔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，虽然很困难啊，身边只有几千个人、几十辆坦克，但是有斗志、有自信、有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决心。 两年的时间呐，乾坤逆转，风云突变啊！现在他已经被严酷的沙漠气候和天天噩梦一样的失败，还有内部斗争折磨的是疾病缠身。当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，基本上是损失殆尽啊！就拿之前经常攻城掠地、屡立奇功的第八机枪营来说，当时一千人的编制啊，是吧？现在还剩多少个人？ 四个。 刚刚够一桌麻将牌啊！想到这些年轻小伙子们的音容笑貌，隆美尔不禁是老泪纵横啊！虽然还不老是吧，中年的泪纵横。那到了三月，德军又先后发起了“傻瓜行动”和“卡普里行动”啊！对于这两场战役是吧，这个隆美尔都没有过多参与啊，因为现在的龙大帅呢，真的就跟现在德国总统一样虚衔是吧？人家阿尼姆也好，梅塞也好，都不太。 拿他的话当回事了。三月六号，随着这个卡普里战役失败告终，德意军队再也没有力量向盟军发起反击。隆美尔也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。临行之前，啊，一向跟他作对的西西里西亚小地主阿尼姆大将，竟然紧握着隆美尔的手，恳求他让元首救救这十几万弟兄们。 一定要让意大利海军把他们运回去，兄弟，我不想让突尼斯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，拜托您了啊！你想想，你拜托意大利海军救你们回去，这现实吗？是吧？他们自己都有一会儿没一会儿，苟延残喘呢，是吧？还隔着比英吉利海峡宽几十倍都不止的地中海，拉你们德国人回去，你想啥呢？ 有船，他肯定得先救意大利人，不是吗？是吧？隆美尔冷冷的看着这位已经慌了神儿的同僚啊，云淡风轻说：“好啊，我尽力。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，我也会回来的。不过他心里清楚，这明显是嘴炮。好不容易脱离虎口，有病啊！我再自投罗网啊！军人荣誉，去他立的吧！”回到了德国，元首不在，去哪儿了呢？ 元首还能去哪儿？苏联呗！啊，再不去督战、讲讲话，那部队还不了挑子啊所以这个隆美尔就紧急飞到了苏联啊。希特勒在一个很简陋的这个小指挥部里接见了他啊。在此之前，希特勒还想好好的斥责他擅离职守、抗命不从，是吧？ 但是俩人一见面，希特勒心就软了。为什么呢？眼前这哪是个人呐？啊，这整个一个会动的骷髅，头发凌乱，皮肤干瘪，眼窝深邃，脸上数不清的脓包，都快成干尸了，是吧？ 你想，这个自己的爱将落得这么可怜，元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那想当年是吧，给自个儿当保镖的时候的帅小伙，被沙漠战争折磨成了一个干巴老头，是吧？百感交集啊！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，隆美尔意外的受到了希特勒的无数次褒奖，而且经常跟戈林呐等这个纳粹勋贵一起出席各种会议，啊，俨然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。 虽然自身脱离险境，但是隆美尔心里终究放不下几千公里之外那些奋战的同胞们。但是也就在一个月之后，他时时刻刻挂念的非洲军团也迎来了最后的末日。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号，英美联军集中强大兵力，向盘踞在突尼斯北部的德意联军残部发起最后清剿。盟军。 这个时候是兵强马壮、兵精粮足，总指挥是英国的亚历山大元帅，麾下超过二十个整编师，上千辆坦克。 德意联军账面上虽然有十四个师，但是大部分建制都在三成左右，补给呢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接下来十八天，盟军势如破竹，占领了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。五月十三号，阿尼姆大将和梅塞将军带领二十五万德意联军向盟军投降。至此，轴心国在非洲的势力全部烟消云散。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